这半个赛季，卢汉文已经带给人们很多惊喜。这一次的新秀挑战赛再度让人们感到意外。就像现场主持所猜测的那样，很多人都以为卢汉文会以自家战队的黄少天为挑战目标。就像很多新秀在这个环节都是选择自己最崇拜的大神选手，说是挑战，不如说是致敬。 结果，卢汉文选到的人却是微草战队的刘小别，这就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了。蓝雨和微草不对付，这人尽皆知，但卢汉文和刘小别有什么渊源，就没人知道了。总不能卢汉文最欣赏的剑客选手是刘小别吧？倒不是说刘小别水平不够，主要是卢汉文在喊刘小别出来决胜负。 这哪里像是向喜欢的前辈致敬的意思？所有人当然都不会想，这两人之间的渊源还是在夏季休赛期时，在网游里建立起来的。当时双方各在自家战队公会打酱油，在抢 BOSS 的战役中相遇，展开了厮杀。卢汉文那时用的就是刘云这账号，只是当时他还没有正式成为职业选手。 因为让刘小别很惊讶，这是蓝雨的什么人？刘小别呢？虽然开的是马甲号，但这种水准，除了职业选手，也猜不出什么来头了。对号入座的一下，猜到是微草的刘小别并不难。那一阵，最终是卢汉文赢了，只是赢得略有些卑鄙。原本单挑性质的二人用尽了法力，只用普通攻击拼剑。 结果，卢汉文凭借牧师一个希望导言的支援，恢复了些许法力，随后干净利落的把已是拼至残血的刘小别给解决掉了。照理说，这事儿该是刘小别向他挑战报仇才对，结果却是这孩子在新秀挑战赛上主动点名刘小别，给了刘小别一个算旧账的机会。这个举动，连知道二人渊源的人。 都觉得意外。知道这两人在网游里有过交锋的人还是有几位的，蓝雨、微草两队各自的人自不必说，再有就是霸图那边，当时张新杰、林敬言可都是在的，还有就是叶修他们了，也是目睹了当日那场较量的人。被点到名的刘小别已经离开了微草战队的座位席，朝台上走来。 为什么会换刘小别做对手这类的问题，以往都是千篇一律的过场问题，但这一次真是带着疑惑，想要卢汉文给予解答的。哈，没什么，就是特别想和刘小别前辈分个胜负。卢汉文的回答像没答一样。哦，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现场主持死缠烂打。因为曾经有过的对决机会。 都不是真正的单挑，卢汉文说道。赛季过半，微草和蓝雨肯定是碰过一次的。那场比赛的时候，卢汉文和刘小别有过什么碰撞和交集吗？这个问题其实早在卢汉文点名刘小别时，大家就已经在想了。没有答案。这一次，大家只是觉得肯定是这种比赛种下的因果。 于是更加努力的回忆了起来，却没人想到因果事实上是在网游中种下的。看到刘小别已经下场，现场主持当然要上前招呼，然后几句串场的闲聊后切入主题。那么两位需要现场提供角色吗？不用了吧，卢汉文说。刘小别耸了耸肩，表示出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现场主持很高兴，从观众角度出发考虑的话，大家也更愿意看到选手操作着他们的职业角色进入对决。那么，就让我们欢迎新秀挑战赛的第二场，蓝雨战队史上最年轻的荣耀选手卢瀚文对阵微草战队的手速达人刘小别。在主持声嘶力竭的呐喊声中，两人已经各入了比赛席，刷卡。 选图，现场主持飞奔下台，场地当中地图已经投影生成，这两人也丝毫不拖泥带水，跟着就开始了比赛。刘小别的剑客飞刀剑，卢汉文的剑客刘云分立在地图的两角。别看卢汉文的刘云是后辈，但要争论角色装备，刘云的水准比飞刀剑只强不弱。 因为蓝雨拥有最强的剑客角色，剑圣夜雨生凡，这就意味着他们战队对于剑客装备的制作极具心得。这样的条件下，又一个剑客角色打造到夜雨生凡那样的强度也不是不可能的。反倒是微草这边，剑客并不是主打的核心职业，所以从占据的资源上来说，相对要差一些。但是。 这是和全荣耀最强剑客相比才会显得稍弱。纵向比较，刘小别的飞刀剑可以是强力角色之一。银武光剑追魂名字是俗了点却也是被誉为荣耀中十大名剑之一的极品银武。百分之五的几率对攻击命中目标产生一个连击伤害的武器效果，名字就叫追魂。 是目前除了微草以外无人知晓如何打造的武器特效。卢汉文的流云全身上下十件银装，这个数量堪比剑圣夜雨生烦。所用银武眼影却是一把重剑，物理攻击极高，攻击范围也极大。不过这都是重剑相比其他几种剑类来说的基本特别。烟影的独到之处。 就是他的武器效果“艳影”，百分之五的几率为攻击附加“艳影”效果，提升伤害百分之三十，一个纯粹的提升攻击伤害的附加效果。解说飞快的介绍着两个剑客角色，而两人在比赛开始的倒数结束后就已经冲出。 在解说还没彻底聊完两人角色的情况后，就已经在图正中相遇，让解说不得不停止资料的朗读，开始关注战斗的进行。由于看起来不像是一场致敬的比赛，所以这一局比斗的胜负都不是那么无所谓。这样的对决自然也更能引得关注。刘小别面对后备新人，丝毫没有谦让。 凭借手中的追魂更高的攻速就想抢攻，然而肩扛重剑的刘云也没等着被动挨打，几乎就在刘小别的飞刀剑三段斩冲进的同时，一个拔刀斩就抡圆了挥出去了。重剑使用的拔刀斩没有那么快，但范围更大，飞刀剑就被这一记拔刀斩笼罩进去，但手速达人刘小别完全没准备退让。 靠操作硬吃这一击，就见飞刀剑的三段斩飞快一个斜劈，角色已朝右侧偏转了些许，中剑的剑锋就这样塞身而过。跟着三段斩第三击使出，飞刀剑已经顺利贴到刘云身前。当一声两剑相交的脆响，卢汉文变招也很快，刘云手中重剑及时撤回，一个招架攻击。 挡住了飞刀剑贴身抢发的第一击，这一声响像是拉开了某种序幕，跟着就听接连不断的“当当”声，像爆豆子一般吵出。两个角色周身都已被剑光围绕，相互之间不断的碰撞，出招、收招、变招都在瞬息之间。两人一开场就直接引爆高潮，大爆手速，开始了一轮虎拼。 现场掌声雷动，这样的对决既有技术含量，看的又是过瘾之极，正是观众最喜欢的场面。玩家们都特别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手速达人，对于成为一个高手，还需具备的更多素质，就远没有这样的重视。一来，因为手速确实是很基础的硬件；再来，就是因为高手速能打出这样漂亮的场面。 两人对攻之快，已经让玩家有些看不过来了。场馆中央悬着的电子转播屏上，不住的将两人对决进行着回放慢放。剑光伴随着飞剑的血花，两个角色的生命都在下滑，逐渐还是分出了高下。飞刀剑的血线比起刘云，到底还是要高那么一点点。刘小别。 这个选手向来被认为是很有天赋的，这天赋指的就是他的手速。这就好像一个运动员先天具备极出色的身体素质。这种东西由于体质之类的原因是无法用练习达到脱胎换骨的，所以称之为天赋。拥有天赋的人总是被寄予厚望，刘小别就是这样。 维草战队虽然之前就有三个全明星选手，但依然毫不吝惜的对他的器重。只是两个赛季下来，他的表现多少有些让人失望。他有天赋，但却迟迟没有很好的提高来应对这样的天赋。相比之下，和他同年进入联盟的选手中，已有两位成就大神之名。一个是孙翔，小战队出身。 以摧枯拉朽般的表现成就了大神之名，随后转会嘉世，接手斗神一叶之秋，成为荣耀第一大神叶秋的接班人。另一位唐昊，和刘小别出身相仿，三年打进总决赛的百花战队是谁都不敢小视的一对豪强。唐昊没有刘小别这样引人关注的天赋。 在百花战队的新秀赛季，也未见有什么出彩表现。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只是个寻常选手时，他却抓住张家乐退役、百花战队失去核心的机会，以顶级的表现让人们对他的印象迅速改观。本赛季转会呼啸，接手第一流氓角色唐三打，成为队中绝对核心，在一帮有力队友的辅佐下，显得越发抢眼。 反倒是刘小别，出身微草这样的顶尖冠军队，拥有让人羡艳的天赋。结果两个赛季下来，除了极其彪悍的绝对手速让人印象深刻以外，在比赛场上却没有留下多少精彩的瞬间。没有人甘心碌碌无为，所以这个夏天，刘小别发愤图强，别人去度假轻松。 他却一直给自己加练，甚至跑到网游里去修行。勤奋终归是有回报的。本赛季刘小别的表现十分不俗，其实在全明星的投票榜上，他名列二十五位，和二十四位的邹远相差不过百余票。至于邹远会进全明星，那完全就是一个特殊背景下的特殊事件。 本届全明星本该是有他一席之地的。卢汉文是本赛季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两人早在夏天就已经交过手。这次全明星投票，卢汉文排名十八，对于一个新秀而言，已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但只是这样，就会让刘小别觉得自己不如他吗？不会，一切。 都要先问过手里的剑才知道。